第九十一集。下一秒，终于想通其中关节，他咬住牙关，眸光冰冷的问：“你是想告诉尤总，我为了得到出国读书的机会，选择放弃了他？”尤月腾脸上的笑意变深。你看，我早就说，你一点儿也不傻。他看向守在旁边的保镖。 把他的嘴巴堵住！话音未落，就有人钳制住林和熙的双臂，用力捂住了他的嘴巴。由月藤示意跟在身后的助理给尤虫打电话，助理依言照做，并在电话被接通以后，将手机递给了他。尤月藤拿过手机贴上耳边，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话，尤月藤当着林和熙的面亲口承认：“啊，我的确找过他。” 在他出国的三天以前，我虽然找过他，但仅仅因为我说的那些话，他就答应和你分手，选择接受我的资助出国读书。他看起来也并没有很爱你啊。不等尤虫在电话里追问，他又接着往下说：“更何况，继续和你在一起，不仅要忍受来自我的施压和为难。” 还要面临今后毕不了业、找不到工作的生活，两种走向截然不同的未来摆在他眼前。我想，尤月腾的语气里染上深意，应该没有人会不愿意选择出国读研，定期从银行卡里拿生活费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吧。挂掉电话以前，他波澜不惊地看向面前拼命挣扎。 眸中怒火摇曳的人，最后朝手机那头淡淡说道：“刘虫，这就是现实。爱情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。”飞机横跨广阔的太平洋，在西半球落地。林和希歪打误撞赶上了美国春季入学的时间。毕大的入学手续由尤月腾派来监管他的人负责办理。 似乎并不担心他会联系油虫，对方给了他崭新的手机和电话卡，却并没有要把护照还给他的打算。林和熙用同意搬入他们提供的房子的条件，换来了自由选择专业的权利。开学前的那个周末，他把自己关在房子二楼的卧室里，用新手机和新号码给油虫打电话。记忆中油虫的号码没有出错，对方的电话却始终打不通。 他一遍又一遍的拨打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，也只等来手机里一遍又一遍重复播放的盲音。林和熙茫然又失落，他甚至已经有些不太确定，是尤崇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，还是尤月腾用了什么手段，让他再也打不通尤崇的电话。开学周很快到来，林和熙再无任何的闲暇时间去思考这件事。 服装设计的课程在语言和专业上给他带来的困难和压力，足以令他焦头烂额，甚至喘不过气来。除此以外，为了尽可能的不动用由月腾打在银行卡里的钱，他不得不去学校附近的餐厅找工作。上岗的第一天，林和熙遇到蛮横客人的故意刁难，当时同样在餐厅里吃饭的威尔斯主动起身替他解围。 朋友们都以为威尔斯对他一见钟情，威尔斯却说自己认识他，并且在手机里找到了两年前和他在中国的合照。合照上不仅有他和威尔斯，还有威尔斯的朋友和游虫。林和熙这才慢慢将面前的人和记忆中的金发男生对号入座。威尔斯和威尔斯的朋友们成了他在美国认识的第一群朋友，他们帮他渐渐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。 和生活，而威尔斯手机里的那张合照，也成了他每天夜里缓解失眠的唯一有效药。威尔斯并不知道他和尤虫分手的事情，甚至时常表示不理解。明明在美国住那么大的房子，却还要每天在餐厅里打工。来美国读书的第二年，林和街终于能空出时间来参加社交活动。威尔斯在和校友合租的房子里举办派对。 他在派对上喝得烂醉如泥，抱着黑发黑眼的中国留学生，反复低喃油虫的名字。留学生不知所措，那些听不懂中文的朋友们起身去扶他，手忙脚乱地将他抬进沙发里时，才发现他紧紧闭着眼眸，眼角微微发红。第二天酒醒以后，威尔斯知道了林和西来美国读书的前因后果，美国朋友们。 围在沙发前替他出谋划策，让他将自己的护照从监管人手中拿回来。从那天开始，林和熙渐渐开始夜不归宿，并且频繁出入与威尔斯合租的那栋别墅。他告诉尤月腾的人，自己在美国找了一个男朋友，并且和威尔斯的室友维持了近半年的情侣关系。终于在临近毕业的时候，从尤月腾的人手中拿回了自己的护照。 只是护照拿到手以后，林和熙因为要准备毕业相关事宜脱不开身，也始终没能如愿回国。研究生毕业那年，他凭借学校导师的介绍信和自己在学校的设计作品，进入了美国知名的服装品牌公司。然后以工作和男朋友为借口，从住了两年的房子里搬出去，彻底的摆脱了那些人的监管。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 离开学校以后，他又独自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一年，偶尔会跟随公司上司飞往其他城市参加时装秀，却始终没有动过要回国的念头。威尔斯来他的城市里出差，叫他去酒吧里喝酒。听闻他找到工作后就留在了美国，吃惊不已的问：“Have you really never returned home？” 林和熙摇了摇头，像是不愿意多说：“没有。” 威尔斯露出相当匪夷所思的表情来。那天晚上，林和熙躺在公寓里的床上辗转难眠，脑中再度浮现出威尔斯的问话。他抱着被子怔怔出神，又找出手机里的那张合照，翻来覆去的看。并非一直没有回过，在公司的录取通知发进邮箱一件，他也曾经悄悄买票回过国。两年未见的城市变得有点陌生。 林河西走出机场，才意识到自己无处可去。他从机场坐地铁去大学城，中途在林河西站换乘，还会回忆起两年以前的深夜，曾经和游虫坐地铁去找林河西站的经历。而当地铁再次停在林河西站时，站在他身边的，也只剩下来去匆匆的陌生人。他已经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游虫。 林和心漫无目的地走在大学城里，尤虫和其他人已经从 A 大毕业。城南小区曾经住过的地方，开门的人是面容陌生的女孩子。路边欢快跑过的阿拉斯加并不认识他。酒吧旁边的巷子里住了新的流浪猫，却不再轻易接受陌生人的喂食。最后，他坐在曾经和尤虫去过的奶茶店里，用手机。 查到了尤氏公司总部的地址。林和熙在公司大楼对面的咖啡店里坐了很久，却始终不敢低头玩手机。在傍晚日落以前，他终于等到了从对面大楼中走出来的尤虫，或者说是尤虫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。林和熙连上咖啡店里的无线，在网上搜到了尤虫订婚的消息。他突然想起前两年在美国。 始终打不通游虫电话的事来，并非他自己的手机打不通，他也曾经用威尔斯和其他人的手机试过，也依旧是打不通。林和西叫来咖啡店里的服务生，接来对方的手机，输入那串倒背如流的号码。隔着店内的落地窗，林和西看见站在街对面等车的游虫低头拿出手机，下一秒，电话被人接通。 熟悉而陌生的声音落入耳朵里，林和熙举着手机沉默两秒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原来不是电话打不通，而是对方屏蔽了所有的国外来电。他想，对面街边的两人已经上车离开，他把手机还给服务生，在窗边静坐片刻，改签了回美国的航班，然后起身离开。